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中药主要由植物药、动物药和矿物药组成。植物药指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果。 动物药包括动物的内脏、皮、骨、器官等。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，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。中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。目前，中国大约有一万两千种药用植物。中药应用理论比较独特，讲究四气五味。四气又称四性，是指药性的寒、热、温。 凉，五味指药物的辛、酸、甘、苦、咸。中草药的气味不同，针对的病症也各异。中草药的应用形式多种多样，有用药物加水煎熟后去渣留汁而成的汤剂，还有制成了成药的丸剂、膏剂、片剂、冲剂、注射剂等等。 很多患者偏爱中成药，认为服用方便，不像汤药煎制过程太麻烦。但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讲，汤剂却是更好的，因为中医强调个体化治疗，并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调整药物的搭配，因此汤剂更易取得最佳疗效。十一，为什么中药又叫中草药？ 十二，关于四气五味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九九九年，中国就有了太空蔬菜的报道。那时所谓的太空蔬菜，是指将植物种子搭载飞船飞越太空，重返地球后，再经过农业专家培育种植出的蔬菜。严格来讲，它们仍然是地球上生长的蔬菜。 实验的目的是检测种子经过太空失重、缺氧等特殊环境变化后，内部结构是否会发生畸变。实验证明，这种种子种出的太空蔬菜的维生素含量高于普通蔬菜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含量也有所提高。二零一五年，太空蔬菜又一次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。这次所说的太空蔬菜与前次提到的不同，是将种子带到太空中。 由生活在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而成的，它标志着该空间站蔬菜培育实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，也可看作是载人飞船在前往火星的行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。太空种植食材，长期而言，将能很好的解决长途太空旅行无法供给新鲜食物的难题。 短期而言，能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，因为当前每运送一公斤食物到国际空间站要花费近十四万元人民币，所以通常运送的都是些高热量并能长期存放的食品，新鲜食物尤其是蔬菜水果非常有限。十四，一九九九年太空蔬菜的概念是什么？ 十五，把种子带上太空的目的是什么？十六，二零一五年太空蔬菜的概念是什么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